把星系边缘的战火短暂的熄灭，银河城的夜色温柔宁静。下班后，在广场上活动的人们渐渐散去，沿街的小商贩们也彼此闲聊着收摊回家。陆星的石像静静地目送着他们，眼睛凝视着第八太阳每天升起的方向。他脚下有一排花，是前些日子人们悼念白鹿星上死去的同胞留下的。 大哥，当时白塔，白塔深入伊甸园的核心。要我说呀，这些人一旦叛变，可不就跟家宅闹鬼一样吗？说不定林卫将军和伊甸园之间，就是被他做了什么手脚，才让人精神崩溃，走向绝路的。但是我倒听说，他们俩感情还不错。甚至联姻没有什么感情，自愿的婚姻都长不过三年。这些大人物，对外还不都这么说吗？ 哥哥，他们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别听。哟，元帅来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元帅，元帅，节哀顺变，元帅。嗯，元帅，恐怕拒绝不了管委会的要求，咱们只能留下一个。那就交给陆信吧。我跟他打过招呼了，我以为您会想亲自找。 不了了，我老了，受不了这种这种，带走吧，看了伤心。是。来，金叔，静恒，跟我走。哥哥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别担心，没事的。 我不想和你分开，不会分开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嗯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三期。 哎，林。先别去指挥所，干什么？你答应过我。答应你什么了？狗链。跟我走。这是什么？专列。基地里工作的非武装人员下班要回家，银河城的新政府成员经常要在基地和政府间两边跑，所以我们规划了一条班车专列。 上来，这条轨道直达银河城主城区，在轨道上跑比在野外还要快一点，到达终点最短只需要十二分钟零六秒。但今天我们不去主城区，跟我来。银河城军事基地住宿区，对。 这片不是我爸设计的。将来如果银河城总部的驻军增加，我们还需要建更多的。从这里到基地机甲站台，机甲车只要一分五十六秒，和你从指挥所走过去的时间差不多。一分五十六秒，哼，我又不去。来，干嘛？跟你说句悄悄话。你再这样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，我就要在大街上非礼你了。 你敢？不敢。那要不你来非礼我吧？去。最好的工程师都是要近距离接触第一手信息的。每经过一次转达，信息量和真实准确性就会打一次折扣。你的白银第三位以前不用亲自上前线的吗？白银第三位，什么时候把你收编了？走开，少来这套。 你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，私自上前线？什么？哦，当时图兰卫队长紧急召唤维修工程队，没跟你打招呼吗？哎哎哎！别别别别别！干嘛把眉头皱成这样？我也会担心你。如果我不能亲自体会前线缺什么，怎么解决问题啊？怎么在打起来的时候给你们及时支援？怎么保护你？ 以后有事儿说事儿。我生气的时候像你一样动辄冷战了吗？你不觉得自己很不讲道理吗？觉得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第一天认识我， <laughs> 哎，走那么快干嘛嘛？你知道是哪栋吗？哎，怎么跟你认识路似的？呃，好吧，你还真认识。哼，你的审美和那老波斯猫一样诡异。嘿嘿。 欢迎回家。看门的这两个铁皮机器人，是你用易拉罐做的吗？怎么浑身上下都带着一股狗头要掉的嘻哈气质？别小看他们啊，他们可是舞蹈家。这牌子上写的是林将军和工程师零零幺的家。我让人把你的东西都搬过来了。 你答应过要来跟我住的。好了，别故作冷静了，我知道你心里早就感动的稀里哗啦了。不好意思，控制板短路了。哼，经你手维修过的机甲，还敢让人开吗？家用电子管家的对接口我也准备好了。 战炉进来就可以自动连接。哎，对了，战炉呢？机甲上，我把你送回来，路过桥马上就走。有必要去接触一下安克鲁？我觉得他……你说，你马上要去做什么？去交战区，我需要安排紧急岗哨。再说一遍，你马上要去做什么？别闹，我还得去。 行行好吧，先生。能从你繁忙的日程里舍出一夜给我吗？医疗舱诊断书上说，我严重缺乏维生素磷茎衡，再不及时补充，会有生命危险的。第八星系有必要出台一部取缔非法撒娇的管理条例。就今天一晚。 诸位，刚才第七星系打过来一道远程通讯请求，希望能连入八星系内网，跟我们建立联系。第七星系中央军还正式发了友好函件，对上次堵航道的事情表示道歉。这个安克鲁还没等我们去找他，就先抛来了橄榄枝。安克鲁说，他们第七星系中央军只是奉命行事，堵航道的时候也不知道反污会的海盗正在逼近，差点造成严重后果。 他们想就此做出一点补偿，军费开支正紧，什么补偿？啊， <coughs> 这他这么说，也不一定就是借口。中央军当时虽然堵了路，但确实是没有动手。他们没说，既然是奉联盟的命令，又为什么突然退兵？提了，安克鲁自称，他当时一心只想把反务会打出第七星系，本来就不想搭理联盟这些幺蛾子命令。 所以只是摆个样子。而就在他扮演路障的时候，原小蜂鸟要塞负责人叶里夫意外自杀，泄露了伊甸园管委会陷害陆星将军的实证，包括他们伪造的一根证据，以及非法通过伊甸园对民众进行微刺激，诱导舆情和全民陪审团意见倾向等。各地中央军大部分都是陆星的旧部，当场宣布脱离联盟。安克鲁、乐德和老战友共进退，所以就退兵了。 所以，他们不是冤枉了他，是故意栽赃陷害。为什么？他有多大的罪过，怎么就让别人容不下了？操！ <coughs> 什么玩意儿？如果陆逊知道自己死后三十多年才沉冤昭雪，而且带来了这么一个结果，心里不知道会是什么感受。不好意思。 联盟这些狗屁叨灶的事情，让大家见笑了。在没有收集到更多信息之前，光从这段话表面看，我觉得说得通。那，这个安将军想要什么呢？从地理上说，七八星系间的联系比六七星系还要更紧密一点，而且临近六星系方向是反乌会的地盘，安克鲁多少有点力不从心。现在联盟四分五裂，到处都在混战。 他向我们示好，是想寻求同盟，包括但不限于连接七八星系内网、打通双方航道、签署军事互助协议、恢复贸易等。为表诚意，他愿意向我们支援物资。这么好，扶贫吗？那倒不是。他说他可以赠送一些医疗设备，代表阻塞航道的歉意。但如果还想要其他的东西。 表示做新基建的借贷有利息，具体条款可以到时候商量，但暂时利率不可能太低，而且物资只有民用，军用品不给，不可能太低，那不就是高利贷了？但如果我们这个所谓政府三两天就散了摊子，什么高利贷、低利贷就都是白扯了。这也是微妙的表达了对我们的信任，听起来挺实在的。 比免费的午餐显得可靠，林，你怎么想？林将军好像不太相信安克鲁的诚意，是不是因为这个人的人品有什么问题？ <sighs> 不好说。安克鲁这个人我接触的不多，并不了解。他在第七星系中央军这么多年，没闹过事，没捅过娄子，也没什么建树。我对他唯一的印象就是人缘还不错。 但我是比较习惯以恶意揣测别人的，所以有两件事情需要提出来给诸位参考。第一，安克鲁堵航道的时候情况紧急，我们曾经多次试图和他建立联系，对方全部不予理睬。第二，如果他说的事全部属实，那我们的运气未免太好了。我对好运气这玩意儿真的没什么经验，所以这件事情主要看总长的意思。 好了，散会吧。走走走走走，都得靠回来。将军，在战区和首都星之间来回跑，辛苦你了。给你做个全套按摩。干什么？往哪儿摸？将军，别这么操心了。跃迁点的爆破装置不是都装好了吗？这回新的爆破装置可以远程控制，都不用亲自跑过去发导弹了。万一安克鲁不怀好意？ 我们就跟他隔出一道楚河汉界，到时候，你就彻底是我，嗯， <laughs> 你就彻底是我们第八星系的人了呀！欠债不还，转头就跑，多刺激啊！陆鑫的亲儿子，整天惦记着要跟人类社会一刀两断，还密谋坑他旧部。为人父母，怎么不设个资格证，让这些人闭着眼睛瞎生，生出个什么东西也不管？ 陆老师，你这是为人师表的人应该说的话吗？哎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舍不得自己套不着流氓。滚！您好，安克鲁将军，我是第八星系行政总长爱德华。您好。 我是第七星系中央军总司令安克鲁啊，舟车劳顿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我先带你四处走走。好，能亲自来看看恢复生机的第八星系是我的荣幸。由于时局动乱，没有个像样的欢迎仪式，实在抱歉。 <laughs> 没关系，一切从简。正好我也没带几个人，就两个秘书，还有一批医用物资。我到第八星系的时候，已经交给了你们的自卫军。 非常感谢。听说您还专程到被炸毁的凯莱星上悼念，真是有心了。总长客气，都是应该的。这个石像，沃托原来也有一个，后来被他们撤了。这，这个是陆逊上将吗？我没认错吧？嗯，是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呃，让我在他的石像前站一会儿吧。 当然可以。哟，这不是林将军吗？想不到您还有偷窥的嗜好。我跟他不对付，还是不露面为好。那你跟做贼似的跟着干嘛？以防安克鲁图谋不轨。我们既然还没炸越千点，总要和外界有交流。第七星系中央军总比海盗和联盟走狗强吧？ 不然他还能活着在那儿吗？我说，你是不是这些年唱黑脸唱惯了，这戏路都变窄了？总得有人泼凉水，也得有人负责小人之心。再说了，那天我在会上提出的两个质疑，对方还没有合理解释。展露，给总长的个人终端发一条信息，让他趁机跟安克鲁提。 就说我们想要看叶里夫自杀后泄露出来的全套信息都有什么，不听转述版本，或者，他不是想把七八星系联网吗？先让他交出一条跟其他星系联系的远程通信密钥。是先生。哎，陆地行那小子呢？哦，替总长去安置移民的卫星巡视了。每个人都知道陆信的石像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，只有他不知道。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。 安克加密文件 D 零八幺号，就是关于陆必星脑部扫描结果，粉碎掉。先生，相关文件粉碎后，我将不会记得自己曾经扫描过。嗯，碎吧。哎哎，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陆兄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件事，你知道我知道，不要再流进第三个人的耳朵。你是信不过安克鲁。 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想一件事：什么？我去探查第八星系通往域外的地下航道时，在小行星带找到了陆星当年留下的一个非法跃迁点，代号为“惊喜”。但这个跃迁点，在联盟内部官方文件，甚至战炉上，都没有留下任何记载。十大名舰被设计出来的时候，精神阈值极高，少有人能匹配。战炉。 一直是给他用的。当他升为上将之后，战炉经过翻新升级，加了他的基因锁，成了他的专属机甲。那是谁删了战炉的记录？如果是他亲自删的，为什么？他在防着谁？我能感觉得到，陆星出事之前，对很多人失去了信任。当然，我也谁都不信。合作可以，但是要保持警惕，陆兄。 除非一个人死了，不然不能盖棺定论。嗯，这货要是敢对第八星系、对路，老子第一个弄死他！报告，将军，护送任务已完成，送走了。是的，我们护送到七八星系交界，把安克鲁交接给他自己的兵。 一直目送着他们离开才回来。哼，他是水土不服了吗？这么着急回去？安克鲁签完协议，说收到七星系的紧急通知，法务会在他们那边有异动，他要回去主持防务。嗯，协议签署顺利吗？挺顺利的，总长似乎和安克鲁挺聊得来，两人开了一天会，签订了军事互助协议和第一批物资借贷协议，约定双方各派一支护卫队。 在两个星系交界的地方建补给站，连通七八星系间的航道。嗯，盯紧他，有情况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艾伦秘书，我是安克鲁。第八星系的大移民已经完成了。从沿途岗哨防务分布上看，我猜他们已经在外圈跃迁点上装好了爆破装置，要让林敬恒没法封闭第八星系。 月仙殿外必须有他不能放弃的人。我觉得八星系总长就是个不错的人选。虽然我也不明白，林敬恒既然要在八星系常驻，为什么不弄死那些碍事的老头，自己说了算？如果这个老总长分量不够，我们想办法把林敬恒勾出来。他总不能把自己也隔离在八星系外吧？这回恐怕不下点血本不行了。 你们能给我什么？我不要空头支票。元帅，安克鲁这个人是棵老奸巨猾的墙头草，卖完东家卖伙计，光想拿好处，不想出力。当年陆信就是嫌他这个亲卫长太滑头，才把他崴掉，想锤炼几年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没练出真金。 炼出了一碗油，他今天算计林敬恒，明天见势不妙，转身就能倒戈，绝对不可信。嗯，他想把林敬恒勾出来，但是那位您知道，从小就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，人死不盖棺，都别指望他会相信一个字，哪儿那么容易上当？他们兄妹都不像林家人。 更向劳拉·戈登、哈瑞斯那边怎么样？哈瑞斯已经在暗中活动了。这次行动如果顺利，能把晋恒的名字刻在联盟的英雄碑上，也能借他的手给组织内部的蠢货们消消毒，一箭双雕。另外，我们趁哈瑞斯昏迷治疗时破译了他的加密，拿到了他个人终端的复制件。 哈瑞斯化名霍普，在第八星系被俘的时候，删掉了自己实时记忆记录，所以我们只得到了他当俘虏这段时间的故事。信息量很大，刚刚解读完，里面很多人都非常有趣，包括一位好像天然免疫彩虹病毒的青年，他叫陆必行，姓陆。哦，他的父亲是陆信将军的崇拜者。 给自己改姓了陆。我今天要为您介绍的主角，并不是他。这是什么人？这个人是八星系四卫军的骨干之一，名叫周六，是个星际走私犯的后代。机缘巧合跟了景恒，在第八星系的时候，他很喜欢找哈瑞斯先知聊天。年轻人嘛，心里似乎有很多困惑。通过整理聊天记录。 我们推断出一件很有趣的事：这个周六，全家死于一次谋杀，原因是他的家族涉嫌拐卖人口，制造破坏八星系走私生态的益处。哦， <laughs> 对，就是女娲计划里那些跑腿的炮灰之一，而他似乎还不知道，收养他的人就是出卖他全家的人。 把他养大的那些亲朋好友，就是当年追杀过他父亲的人，而他最好的朋友之一，就是方才提到的那位陆先生，也和女娲计划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您说，是不是很有趣？嗯。安克鲁一走，他答应借贷的物资就到了。 而且还说要举行一个星际航道重新通航的剪彩仪式，看起来很言而有信的样子。但是我要的七星系远程通讯共享，他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。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他们好像在刻意屏蔽我们和其他方面的通讯。这次我和林将军一边，凡是遮住你眼睛、捂住你耳朵的，都像别有用心的。切，哎呀，什么这次那次？ 哪次你不是和他一边？他放个屁也没见你反对过。林将军，白银十卫方面没有传来相关信息吗？有。关于叶里夫的意外死亡，白银十卫那里能听到的只是个大概，和安克鲁的说法没有出入。应该只有联盟高层和各地驻军的关键人物才知道细节。但有些时候，细节才是致命的。而且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陆信的旧案。 应该是有人刻意泄露的。叶里夫只是个炮灰。要是绝密文件那么容易搞到手，我在白银要塞的时候早就拿到了。比如哪些细节？比如伊甸园管委会为什么不惜触碰底线也要整他？我和他们斗了很多年，管委会虽然很不要脸，但一直很小心，不让人抓到把柄，也很注意维护公共形象。只因为陆星勾起了军事自治权之争吗？ 我觉得不至于，这里边一定有其他原因，被安克鲁隐瞒了。你们联盟中央一个个位高权重，一天到晚有没有一点正事？总长，我很欣赏你的赤子之心，但联盟中央就像个地方有限的舞台，大家都为了自己的位置而战，那些不务正业、满脑子理想的人，很快就会消失在这个台上。总之。 我不同意你去出席安克鲁这个幺蛾子仪式。告诉七星系中央军，他要是有诚意，就派个运输队。东西送来了，我派人到边境去接。哎，林将军，你有求于人，跟人借钱的时候都是这种姿态吗？他在北京北大新上扫大街的时候都是这种姿态。哎，总长，您就别问了。哎，老爸，你踢我干嘛呀？ <laughs> 你不是欠虐吗？正好我活动活动腿脚。哼！ <laughs> 林将军，不能这样，否则我们和第七星系签的那些友好协议不是开玩笑吗？没意义了。海盗虎视眈眈，我们也怕背腹受敌，不得不忌惮安克鲁的这支力量。总长，安克鲁百年从军，他进来晃一圈。 就会明白我们做好了关键时刻阻断跃迁点的准备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到时候他扣留住你和几位政府要员，背后再勾结海盗来个大举入侵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没有那么多兵力，是要保你们还是保八星系？这个跃迁点是炸还是不炸？总长，我替你出气怎么样？我年轻跑得快，林可以陪我一起，我还能趁机入侵他们的网络。 他们的远程通讯密钥联络机制非常复杂，我想挑战一下。而万一不行，哎，我这把老骨头，要是真的识人不明，被扣下就扣下了。你们到时候也不用管我，跃迁点该炸就炸。你不一样，你们这些不靠谱的小青年是第八星系的未来呀。我们必须考虑最坏的情况，比如。 安克鲁和海盗之间有勾连怎么办？我提议两点：第一，清理通往域外方向的跃迁点。工程部，你们带上周六和黄鼠狼这些地头蛇，尽快把这些跃迁点都解决干净，留一条地下航道给白银守卫备用就行。再派一小队武装驻守入口就足够了。明白，没问题。第二，不管安克鲁是要拍摄、要仪式，还是要结婚，地点必须由我们来定。 让安克鲁到第八星系来，我们不去他的地盘。他们未必会答应，林将军，外交惯例，礼尚往来，大家都非常重视和七星系的结盟。上次安克鲁只身跑到启明星来，这回于情于理也该我们派人回访人家了，不然诚意何在呢？我的专业是打仗，不是外交。我对安克鲁本来就没什么诚意。 <clears throat> 这样吧，既然是结盟，该去还是要去。但是，我们做一个应急预案。假设安克鲁真的勾结海盗，在剪彩仪式上发难，那我们就……对林敬恒来说，吃得够能活命，导弹够能打仗。 这就行了，其他都不是当务之急。但是在这个特殊时期，总长急需给第八星系重塑经济、建立政府信誉和货币体系。那来自星系外的支持是一场及时雨。正值多事之秋，联盟高调宣布伊甸园管委会一干骨干有罪，他们将为过去枉死的忠诚之士们平反，号召所有人团结起来，共同抵挡敌人。 与此同时，第七星系中央军总司令安克鲁与第八星系缔结了友好。 又让谁陷入深渊？穿过时空流年，飞越宇宙瞬间，星海波光璀璨，照亮凡尘的悲欢，命运轮回的极限，爱与恨的边界，自由的。 成灰烬也不会被掩埋。风在笑，雨在摇，雪在升旗在飘。涅槃重生，依然不忘。 不管。